锵锵三人行，哎呀，何导，咱们今天这个终于把广美盼来了啊！我们这岁数的盼个美女来，这不容易。不容易， <laughs> 盼来个。而且广美今天这打扮， <laughs> 我我总觉得你有点胸罩穿外头了，是吗？ <laughs> 没有，就是把一件小洋装穿外头了。天气还冷，夏天的时候就不穿里面这件黑的。哎，我考你一题啊，假如你参加奥斯卡颁奖礼，嗯，你你会怎么打扮？ 那当然就是要这个要要显现自己的长处，然后遮盖自己的短处喽。裙子短点显得腿长。呃，不行，长一点。嗯。因为那种那种大场面还是得要长裙。呃，这个这，何何导今年这奥斯卡看了吗？看了。呃，看了有，作为导演，中国导演很心酸 <laughs> 吧？是这个。 <laughs> 但是不是不光中国导演心酸？我听说今年奥斯卡有点不成啊，收视率下降了百分之九。 好像是吧？奥斯卡也不是今年不好，就是年年开始下降，很多年了。所以，所以这个美国电影，呃，科学院啊，学会啊，他们就。 呃，一直想让年轻人能够关心关心这个颁奖礼，所以俩主持人这次都找的说是这个吸引八零后的味了，是吧？偶偶像是的，偶像是的 <laughs> 结果就证明呢，主持实力还是不如我们呢。 <laughs> <laughs> 你刚考完我，那我要考你。哎、其实呢，那个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它的英文原文是呃，Ac Academy Award，其中根本就没有奥斯卡这三个字，奥斯卡哪来的？是那个奖杯嘛？ 啊，真的！哎，我真不知道这事儿。对，他奥斯卡是谁的名字？是一个，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谁的一个公张柏芝的孩子，的名字。 <laughs> 是一个，我记得是一个谁的亲戚是吧？叔叔。好像就是那个艺术与科学院的其中一个很大的领导，一位女士。然后她看到那个小金人的时候，她说：“哎，这长得好像我叔叔奥斯卡。”然后，竟然大家就昵称那座小金人叫奥斯卡。 <laughs> 然后过了十年不到的时间，就后来美国也把这个所有的 Academy Award 证明为奥斯卡金像奖。哎呦，而且呢，他们说这次啊，你说吸引年轻人啊，这个国王的演讲，哎，我发现台湾翻译叫什么来着？王者之声。 <laughs> 王者之声，口结巴， <laughs> 口口吃啊，不应该歧视 <laughs> 口吃啊。哎，但他们说都是一帮老同志才会评出这个，所以 Facebook 才没得奖。 其实我觉着奥斯卡的这个评委啊，他因为是这个五千多人，五六千人，啊，五五六千人呢，而且呢，大部分呢，这个投票的有热情的呀，是老的好莱坞的这些各工会的这些没有什么工作的， <laughs> 老头，对对对， <laughs> 退休了， <laughs> 对对，没事干。他们第一呢，就是说他首先要把呃这些电影都看过，而且呢，他们有那种这个评委啊看片的。 单独的场所，你要开车去看，要预定场次。嗯，所以呢，你看完以后，你才有投票的权利嘛。啊，那你很多人都在摄制组外外面拍戏呢，他有的看不到，看不到，有些人可能就放弃了。有些年轻的一些工会的会员，他就，呃，评委他就不投票。嗯，所以呢，奥斯卡呢一直呢，其实呢是一半是老人，一大半是老年人的审美。 哎呦，不完全是你，比如我个人，其实我是希望这个社交网络啊，社交网络是获奖，我喜欢这个片子。其实我不是说国王这个片子不好，因为我觉得太英国了，就是太那种就传统，还是他们就说反正叫中规中矩。 好，没没有创，没有什么创造力那些。我觉得像像英国那么大的一个电影的呃生产国哈，呃，当年很出了一些很牛逼的导演，嗯啊，呃，拿了十一项嗯金像奖的都有。你比如去年的不是也是英国导演吗？《去百万富翁》也是英国导演。呃，对对对对对。今年拍了那个 <laughs> 一百二十七个小时的。对对对。所以呢，他呢拍成这个水平啊，制作到这个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其实我觉得今年比较好的就是入围的比较好的是网络这个社交网络和这个斗士，啊，斗士咱还没看过，嗯，斗士。而且我觉得斗士的这个谁贝尔拿这个奖确实是应该的，实至名归，实至名归，对。哎，我是觉得就说这个，本来我还看那个黑天鹅呀，嗯， <clears throat> 黑天鹅是挺好，但是你看啊，这个评奖是不是有意识形态？我我就瞎想，会不会他觉得这个黑天鹅有点阴暗？ 呃，所以就得奖还是得是偏着有点励志的，有点这种性质。他有没有这种考虑呢？其实我觉得评委呢，那些好莱坞的那些评委，我觉得他们的口味其实就是比较大众。数十年来如一日，都都基本是没有什么改的。其实我想，大文艺片拿奖的机会最多。嗯，大文艺片。哎，但是大动作片不可能。对啊，你比如说《盗梦空间》。 您这这不可能嘛？阿凡达，对啊，你阿凡，对，像这种都都都嗯，他还是还是，其实学院普遍的学院讲的，就是美国电影这个学院的，他的讲的普遍的倾向还是比较文艺的。啊呃，光美怎么说？所以你刚才一进来跟我说，哎，你觉得对这届奥斯卡有什么感觉？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觉得好像已经跟我的生命、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呢，其实奥斯卡。 的这些得奖名单，就是说，就像刚才何老师说的，就是数十年来如一日，他中规中矩，他绝对不会出错。但是呢，其实，呃，一些很大的一些所谓的商业片，你不能说商业片一定就是不好的片子，《盗梦空间》也是很好的商业片，但是他不可能在中间拿奖。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偏好喜剧片。 哦，所以很多美国的喜剧喜剧演员呢，就非常痛心的，就常常在他们的那个颁奖里面讨侃，他们都会上去表演，但是他们是永远都不可能抱到那个奥斯卡叔叔的。哎，这是一个什么意识形态呢？啊，其实我觉得这就美国的一个价值观嘛，他还是觉得觉得觉得传统的那种艺术的魅力呢。 是有很长的生命力，好像好像是喜剧演员呢，一笑而过啊，笑完就完了，没有生命力。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它的一定的存在的道理。但但是人家讲了，你甭管怎么聊，哎，八十三岁的奥斯老卡是吧？ <laughs> 到现在在世界上也是王啊，嗯，对吧？你这其他的电影节，听说都一年不如一年了。 越来越不行了，国际电影节都不行。对呀，为什么你还就只有奥斯卡还是这样一枝独秀？而且他们就说呀，给中国营销上一课。你甭管评奖，你高兴不高兴？呃，这个利润产生的利润，这一奥斯卡颁奖礼啊，你这六亿多美元呢，六亿多美元，这顶几个大大片啊？他们怎么弄的呀？这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呃，奥斯卡能够继续还还还能这么这么弄得很耀眼啊，很奢华的原因。哎，何导，我就这这个哪壶不该提哪壶啊？你说咱们这个金鸡百花， <laughs> 咱们的所有所有的奖啊，都是赔钱，为就是花钱的啊，因为我们的奖呢，总是让人感觉到有政府行为在里面，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纯粹一个商业公司来去操作。 嗯，像奥斯卡也好啊，像什么欧洲的三大电影节啊，像呃像戛纳呀、威尼斯、柏林，它都是一个商业的公司，哎，专门的来操作。全年的这个公司的工作就是干这件事情，嗯，哎，所有的员工一年就干这一件事情，哎，所以他就要把这个盈利模式啊想的非常非常的好，哎，除了广告的赞助商啊、电视版权怎么卖啊、网络呀，今年改成网络收费。 观看晚宴呀，什么等等等等，这些，对对对，连事后的拍，哎，这些花絮都是必须你要去那个那个社交的网站，是吗？Twitter 是吧？啊，推 Twitter 啊，嗯，到那儿上去交钱，五美元你就可以参加那晚宴，在网上参加。哎呦，那所以他这都是营营销嘛。哎，呃，但是呢，你我怎么听说您现在都不参加中国的这个？我是金鸡百花电影节，我很早就拒绝参加了。 你不是导演协会的吗？我导演协会的，他是影协的，跟我没关系哦，你们内部还有这会道门的？这不叫内部， <laughs> 这是公开的啊。因为呃，我因为我觉着越越越办越越越差，越办越烂，所以呢，我呢就不不参加。你指的差和烂是烂在哪？因为我觉得呢，首先呢，就说你作为一个权威的专家，讲你的所有的评委的专家的，我们叫资质哈啊。 我们我不认可，怎么说呢？对吧？因为有里里边很多官员啊，哦，对吧？他一本身也不是这方面专家，他也不懂啊，啊，对吧？不懂呢，还呃装着说很多很很内行的话，哦，这非常可怕呀！就是因为我也做过金鸡奖的评委，你知道吧？以前那个金鸡奖呢，我一看呢，当然也有一些不懂的，嗯啊，但是我觉得呢，还还还。 还还行吧，就那时候还算严肃。嗯，现在我觉着就就是有时候连严肃都谈不上。怎么就不严肃呢？不严肃，就你提的那个片子，你说他得奖得奖，他得有原因呢，对吧？那评语写的极其弱智，你想想，你你你你一看就是，因为全年的国产电影我们也都看了，嗯，我们也都看，我们有我们的职业的眼光。 当然不一定，我喜欢的一定要得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整体的一届一届，你就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金鸡奖的水平是是，就我就觉得就停了，不要办了。 那个，因为我不是个电影人。你不是吗？我当然不是，我不是根本连演过电影啊，好像是演过电影，但是不不是演过电影的就叫电影人，看过电影的就叫电影人吧。那我我在这里在何老师面前，我充其量就当个观众。如果说你让我来说这个这个有关于颁奖这事情，我我我必须先说，你有一点点对这个中国的颁奖礼不公平。怎么讲？奥斯卡。 这个颁奖奖，呃，这个颁奖礼，它是一个面对全球的一个颁奖礼。你要知道，它的每一次曝光，它的这个呃，这个卖的这个版权，它收的钱是不一样。你要知道，它每一个艺人身上的穿戴，甚至于吃住，大家都是排队一溜一溜的。可能一个一个一个只是入围的女演员，她眼前有四五十个品牌，近一百套的衣服，让她在那儿选。 上百万美金的饰品等着他，他那儿只说：“OK，我要这一套，我要那一套。”因为只要被点名点上的那一套珠宝，或者是那个设计师，或者是那个品牌，他就是他的一个叫做什么大翻身的增值了啊！其实我觉得，大陆的现在这颁奖礼啊，明星穿的衣服啊，也都各大品牌赞助的啊，很少有自己做。你想想，有些一线的明星一年要走多少回红地毯？ 嗯，自己花钱买衣服，自己找服装师去定做，怎么可能呢？对吧？也是各大品牌去赞助这些一线的这些女明星，嗯，对吧？甚至男明星的衣服都是赞助的，嗯，对吧？赞助完了，包括首饰你戴完了，戴完那都一样。但这些赞助，他并不会，他不会就忽然之间他就身价百倍。但是只要被奥斯卡的入围女演员或者是。 这个得奖女演员穿戴过的东西，它会成为一个所谓的经典款，可能就永久的供在某个品牌的那个店里面。它有有几亿的收视率，是哎，我们的这个颁奖礼，办越办越越越越像一个一个一个。我看啊，还是说啊，这个东西啊，你得得研究一下，就是怎么样能够做出这个信这种信誉，这种这种。你比如说，不光说你穿的这个衣服、珠宝啊，你只有得了就是奥斯卡奖。 是真能产生票房的，就一个电影一得奥斯卡奖，那就跟你说的这些一样，就增值啊。包括你得一奥斯卡什么男配角奖，从此之后，哎，张艺谋、张伟平可乐疯了。 就是说，这得男配角奖的不是正好？他们好像先知先觉，张导演就知道，哎，选他演这个，他们现在的叫《金陵十二钗》《十三钗》，对吧？这下说，哎呀，票房没问题了。这家伙贝尔得奖了，这个，你这一选，呃，这个还不光是我觉得选择他，呃，演这个一谋这片子，在商业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这个这个操作。嗯，因为什么呢？呃。 它不光是大陆的票房，它因为它这个演员得了奖以后啊，它的录像带啊，就是 DVD 的版权、电视台的版权啊，在网络的版权，在海外全球的销量啊，会真的翻几翻倍。嗯。所以呢，它这个的呃，这盈利空间就一下就变得非常非常大。哎，它那个你像美国的片子很很呃很有意思。 就是参加奥斯卡，他要是每年的十月三十号以前上画的电影，嗯嗯嗯，才能参加奥斯卡，嗯嗯，那十月三十号以前在美国北美地地区上画的电影呢，实际上在北美的票房已经卖完了，嗯，已经下画了，嗯嗯，奥斯卡是不是什么呢？得了奥斯卡奖以后，这个影片在其他的地区发行和销售版权的时候的增长，嗯，对于海外的推广是非常重要。 啊，而且呢，他这个骗子是什么呢？一般呢，不像我们，我们的电视台收购一部电影，有时候经常是一下就买你五十年的，就因为著作权规定五十年，他就给你买死了。对，美国呢，像他卖你卖你两年，你两年完了，你还要再加钱，你再卖，在这两年中，可能在一年中人家拿了奥斯卡了，第二年度再卖你的时候，你播出一次不是十美十万美金了，也可能一百万美金。 所以它后面的这个利润空间的这个这个非常非常。所以这真是小金人啊！怪不得他是能能能能能产生金的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广美，你说今年这个谁？这娜塔莉波特曼呐？哎呦，我发现人家这个履历啊，我我注意了一下，这这就是这种女的，就说现在这世界上，你们女人素质都能高到。 这样一个，原来她就是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里边那个小妹妹啊，那个小女孩啊，十三岁就出道了。哎呦，你现在你瞧瞧，贝尔也是嘛，十三岁就啊，他他他们外国人怎么现在都这素质啊？ <laughs> 就是，一九八一年六月九号，你看还是八零后小妹妹 <laughs> 对吧？漂亮对吧？跳芭蕾舞哎，跳的好，还是出生在以色列耶路撒冷 <laughs> 圣圣地的人呢？导演、演员、哈佛大学心理学士。 素食主义者，人还不吃肉。素食主义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无绯闻，不自杀，拒绝嫁大亨或者著名导演。何导没希望了，只做聪明女人，不做蠢明星。三十岁凭黑天鹅问鼎影后，你说这女的这家咱高攀不上啊？这像个什么人？能能啊？ 人家你他现在虽然顶了这么多光环，但是你知道他在那个国呃初中啊、高中的求学时期，他没有任念过任何的什么那种什么私立学校啊、明星学校，他念的就是让很多人这个避之唯恐不及的普通的公立学校。 哦，嗯，她是一个非常是 down to the earth，就脚踏实地的一个一个女演员，所以真的非常优秀。她今年都三十了，我的天！对，还怀着孕呢。你啊， <laughs> 这她真是是丰收的一年。这今天对她来说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她拿奖确实也是应该的。呃，应该的，这个应该的，演员太棒。你说这怎么就能够？ 人才辈出呢，何导。要不说他们现在讲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啊，现在也确实有。咱们又说到演员这个事情了。有 <laughs> 说演员 <laughs> 拿钱太多了。因为同一种呃能力的演员和漂亮是吧？呃，综合呃才能很好是吧？呃，又有名气啊，在好莱坞啊有很多是吧？你比如说他没有档期，哎。 他一定有档期，嗯，对吧？咱们是什么呢？一旦某一个演员没有档期，呀，咱们戏筹备赶紧停，要等。嗯，投资人也很简单，他不来，这个戏咱不拍了。他会有这个逻辑在里面，因为什么呢？我们的演员啊，好的一线的不够那么多。对，我就弄不清中国说中国电影什么繁荣啊，但是你繁荣也非常好奇怪的，你看啊。 呃，实际上一年拍好几百部电影的，但是基本上你看，呃，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还有谁啊？这个、这个、这个，姜文姜文反正啊，你说他们好坏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还就只有他们这几个。你发现没有？晃来晃去，包括你现在说实在的，我看电视都看烦了。你甭说电影了，就是电视剧，你感觉就是一会儿串到这儿，一会儿串到那儿，一会儿中国十三亿人口啊。 没没没人了吗？我觉得。那么经常你去换电视台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今天一晚上有四十个台播的是一个人演的。 <laughs> 没错没错。尽管剧目是不一样的。啊， <laughs> 这是怎么回事呢？你你你，比如说，你看人好莱坞这梯队，我就觉得前一段啊，电影界也讨论了，就说现在不是有很多电影公司上市，或者准备上市，或者已经融资成功了，是吧？很多电影的投资公司，但是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呢？不缺钱了。嗯。中国电影最缺的什么呢？缺的是人才。 确实是缺人才，不光是缺导演，嗯嗯，演员很多，好的演员很少。为什么？好的演员，你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演员在做什么呢？我们的演员，因为演技这个东西啊，是需要这个天资的啊。我们的演员呢，更多的呢偏重于姿色，嗯，就是你比如说，我演戏演的很成功了，哎，等我已经成功了的时候。 哎，我还要去做做什么大瘦脸针、做美容啊，什么做整理么，这不有病啊？是吗？对吧？对吧？我举例子，就是说他成功的时候，他成功的一路不是靠姿色，哎，他是靠他的天资、天分啊和他的努力。那等他一成功了，他开始考虑外部的东西，嗯嗯嗯，这就逻辑上就就就就就就不对嘛。嗯， <laughs> 对，因为我我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对对对。我自己倒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 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好的艺人或者是好的，不要讲明星哦，就是好的演员的养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观众是没有那么多耐性的，嗯，观众是没有那么多耐性的。你看今年的奥斯卡，所有入围的。 呃，最佳女主角跟女配角全都是母亲，都是为人母的了。也就是说，他们都已经有过一定的人生经历。你叫一些初出茅庐的一些十几岁的小女孩，你，没错，她可能有那个。我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现在中国已经好多了。你过去咱们说大陆明星还好一点，香港明星有女朋友都不能承认，有男朋友不能承认，有病吗？ <laughs> 对不对？你明明有嘛？ <laughs> 你明明都有孩子了嘛，你还还说我一个人，我单身呢，我我这，还造成很多你是不是这个情况？你是不是那个情况？弄了很多误会，哎，所以这这在西方的演员不存在这问题。我爱了，我结婚了，我生孩子了，我该演纯情少女，我演纯情少女，我该拿奖我拿奖，没有这概念。我们这儿为什么这么去包装明星呢？ 呃，是啊，就为什么单身的明星就一定值钱呢？就莫名其妙嘛，这逻辑莫名其妙，对吧？你看现在都公布了，不是都都挺好的吗？也没怎么着，也怎么着了。哎，为什么呢？对我就莫名其妙，香港和台湾很多演员为什么要这样？和经纪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去包装演员？呃，我觉得啊，这是有一种以讹传讹的因素，呃，这个而且还有一种群众性意淫的这个原因，什么呢？ 呃，其实说起来还是有点愚昧，我这说什么， <laughs> 对吧？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听人跟我说啊，我说你们香港明星啊，为什么就是就是好像就瞒着呢？他说啊，早年发生过那个事儿，说这事儿是从日本影迷那儿传过来的，就有人说成龙呃是结婚了还是怎么着了，然后有个日本影迷就要自杀，嗯，是吧？说因为发生了这个事儿，因为港台这个娱乐的这种模式，啊，你就是不公布是为了怕人自杀，是这逻辑吗？ 慈善吗？这是没有没有， <laughs> 慈善。 <laughs> 希望希望工程，对啊，不会有宅男对一个已婚的女明星还会有什么遐想？不不不，我不安全。不是你这种人这种男女关，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laughs> 好，菲那么早生孩子，对，该当天后还照样当天后。